第六十九集，阿拉斯加蹲在门边迎接他们。林和西进门后就和狗玩的乐此不疲。尤虫拿手机出来叫外卖，点完外卖，尤虫欲要放下手机起身去喝水，通知栏里夏成风的微信消息跳了出来。对方在微信里道：“晚上宣传部整理比赛的投稿作品，他从里面翻出了林和西的那张画。” 那行字的下方就是夏乘风发过来的照片。将照片放大，游虫垂眸往画上看去，而后诧异挑眉。夏乘风说的没错，林和熙的画画功底的确不比美院的那些学生差。游虫虽然是外行人，但在数年受到亲生母亲的耳濡目染下，也能分辨出绘画作品的好坏来。手机里的画构图极有层次感。 用色艳丽而饱满，显然不像是出自对画画一窍不通的人之手。让尤虫诧异的不仅仅只有这幅画中用到的技巧，还有出现在画里的人。林和熙曾经说过，不会把他画进去的画犹在耳边。尤虫举起手机给他看，眼里隐隐有几分戏谑的笑意。 <laughs> 不是说，要把我从画里抠掉？ 后者先是有些惊讶，转念想到夏成峰的存在，又很快了然过来。他脸不红心不跳的撒谎：“我忘了。”说完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装模作样的问：“ <sniffs> 你这里可以从窗外看到大树吗？”他自言自语般道：“我得去看看，外面是不是有母猪在爬树。” 尤崇没有说话，脸色隐隐发黑。林和熙努力忍了忍，最后还是没能忍住，当着他的面笑出声来。对方面色又黑一分，弯腰抽出茶几下方那张从奶茶店里带回来的画，起身朝垃圾桶的方向走去。既然这张画的主人已经找不到了，我还是把它丢掉吧。林和熙的笑声戛然而止，连忙上前去阻拦他。 你不要就给我。尤虫转过身来，瞥他一眼，道：“画上画的人既不是你，这张画也不是你画的，你拿着有什么用？”林和熙被他问的语塞，尤虫不再多说，松开停在垃圾桶上方的那只手，画从他的指尖飘然落下。林和熙下意识的伸手去接，入手触感却不像是画画用的纸，愣了一秒，他将手里那张纸翻过来。 指的两面都是空空如也，哪里有什么熟悉的话？林和熙终于反应过来，神色悻悻问：“你知道是我画的？”游虫取笑他：“想送画给我就直说，不需要这样拐弯抹角。”林和熙脸上微丧，想到此时也解释不清楚，索性就由对方这样误解好了。游虫又有些不快的道。 你那张送去参赛的话，评比结束以后记得拿回来。林和熙回到沙发里坐下来，有几分促狭的问：“怎么，你想要啊？”本来就是我的东西。尤虫走上前来，伸手掐住他的脸颊肉，语气危险的补充：“你要是下次再把送给我的东西拿走，我有的是办法治你。”林和熙识时务的道。 我错了。尤虫松开他的脸颊。林和熙道：“下次还敢？”尤虫一顿，居高临下的垂眸望向他，却对上了林和熙同样望向自己的专注而热烈的目光。他喉结轻轻滚动，语调又沉又缓的吐字：“你明天早上有课吗？”林和熙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有。”如果。 你不想明天上课迟到？油虫顿了顿，掌心附上他的眼睛，就不要这样看着我。晚上八点以后的外卖有点慢，电话铃声一直没有响。油虫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林和熙无事可做，又转头去和狗玩。他抬起阿拉斯加的两只前爪搭在自己腿上，要把脸埋进大狗柔软浓密的颈毛里。 阿拉斯加却不怎么配合，不仅偏开狗头躲避他的靠近，甚至还抬起前爪来扒了他的脸。伸手握住大狗那只在空中乱晃的爪子，晃了晃。林和熙面露不满：“宝贝，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？”阿拉斯加瞪着圆溜溜的狗眼，看他不说话。林和熙松开他的爪子，拍拍他的狗头，眯眼笑道：“没关系。” 我们来日方长。阿拉斯加被拍的狗头越来越低，不怎么高兴的叫了一声。尤虫头也不抬的道：“你别欺负他。”我哪有欺负他？林和熙笑眯眯的反驳：“你说是不是因为我换了发色，他才不认识我了？”尤虫哼笑一声。 <laughs> 他分辨不出茶棕色和黑色的区别。林和熙扬扬眉间，挪到他身边坐好。 <sniffs> 你说，我要不要再去染个新发色？尤虫的视线落在他的发顶。为什么要染？林和熙奇怪反问：“不是你说黑色太普通了，混在人群里都看不见吗？”尤虫微微勾起唇角。我的看法很重要。 林和熙神色坦然。不重要。尤崇瞥他一眼，显然是不怎么高兴。林和熙转过身，背靠着他，盘起双腿坐在沙发上，后脑勺枕在他的肩膀上，仰脸去看他高挺的鼻梁，声音里含着笑意。 <laughs> 任何人的看法都不重要，只有我男朋友的看法最重要。尤虫没有说话，视野内。 那高挺的鼻梁却越来越近，尤虫低头吻住了她的嘴唇，贴着她的嘴唇，尤虫缓缓眯起眼眸问：“林和熙，你和你的每人男朋友谈恋爱，嘴巴都这么甜？”林和熙微微愣住，抬起眼睛去看他的脸，尤虫的模样看上去显然是笃定和深信他曾经有过很多人男朋友。 林和熙唇角轻弯，不答反问：“那你呢？我是你的初恋吗？”尤虫闻言，看向他的表情渐渐变得复杂莫测起来。推开他坐起来，林和熙满脸意外：“难道不是？”问完以后，转念又想到几个小时前在林家和尤虫的那个吻，最初含住尤虫嘴唇，轻轻吮吸时。 林和溪才是占领主导地位的那一方，然而在短短几秒的争论后，尤虫就后来居上，甚至轻而易举的反客为主，从他手中夺过主导权，抵住他的齿关，一路撞入，搅得他的舌尖微微发麻。故作纯熟老练的林和溪很快败下阵来，闭着眼睛放空脑中思绪，下意识地跟着尤虫走。如今再回想起来。 怎么看都不像是没有谈过恋爱的新手，所以，故作失落丧气的垂头。林和熙缓缓拖长音调：“你的初恋是肤白腿长的卷发妹妹。”尤崇将他的脸托起来，迫使他与自己对视，然后气笑了：“ <laughs> 我也以为我的初恋是肤白腿长的卷发妹妹，可惜不是。” 牛虫的目光流连在他脸上，甚至就在三天以前，我还是这样以为的。贴在他下颚边缘的手改为轻轻捏住他的耳垂肉，牛虫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。我以为我会找女朋友，也以为我的初恋对象会是女人，谁知道，偏偏半路杀出一个你来。他按住林和熙。 垂头咬了咬他的耳朵尖，半是玩笑半是警告的道：“你从我这里骗走了初恋的位置，还断了我未来找女朋友的那条路，林和熙，你要对我负责。”林和熙笑了起来，拉着他倒向身后的沙发上，趴着不动的阿拉斯加警觉的从沙发角落一跃而起，落在客厅地板上。 林和熙躺在沙发里，尤虫亦顺着他手中的力道压附在他的上方。他抬手攀住尤虫的肩头，下巴微扬，看向尤虫：“拿你的初恋位置来换我的初恋位置。”林和熙搂住他的脖颈，亲上去：“虫哥，你不亏。”